课文一，在家。你终于回来了，从哪儿买回来这么多东西呀？都是从那边的商店买回来的。怎么还买红酒回来了？谁喝呀？这是给爷爷的礼物，明天我们一起送过去，看看爷爷奶奶。那我的礼物呢？快拿出来让我看看。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生词。 终于，爷爷，礼物，奶奶。